之前咱们讲高升之后的罗科索夫斯基，从基辅前线风尘仆仆的赶到了莫斯科，接见他的呢是他的老上级加救命恩人铁木辛哥。故人重逢肯定分外亲切，得好好寒暄几句啊，领导，你这些年身体可好啊？一切都还顺利吧？感谢您当年的救命之恩呐。 但是铁大帅摸着自己不朽级的光头，略带惭愧加尴尬的跟眼前这位志得意满的罗司令说：“这个啊，罗克佐夫斯基同志啊，你一路辛苦啦，哎，但是我要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个第四集团军呐，现在已经被解散了。”我靠！话还没说完，这位之前自信满满的新晋集团军司令感觉头顶咔嚓一声炸雷，一下子劈懵逼了啊！ 捏呆呆站在那儿，什么都听不进去了。这个国家，这苏联，好吧，如你所愿。铁大帅眼看这位昔日的爱将，也真是不忍心，是吧？谁愿意当光杆司令啊？他自己刚接任巴甫洛夫的时候就光过啊，虽然他脑袋从来没有毛啊，他知道这滋味啊。 幸亏自己的亲密酒友跟亲家斯大林同志鼎力相助啊，因为这个斯大林的小儿子瓦西里二十四岁当空军中将的那小子，他第二任媳妇儿就是铁木辛哥的闺女啊，叫卡加铁木辛哥是吧？所以这个俩人比较亲嘛啊，幸亏当年斯大林鼎力相助是吧？把自己棺材本都贴上了，要不然自己现在也光着呢啊。所以罗克索夫斯基镇定了一下，说：“那你调我来，我现在能指挥哪些部队呢？” 铁木辛哥咬着后槽牙说：“第幺零幺坦克师和第三十八步兵师调给你了，这不是装的啊，这真是把他的棺材本也给你了啊！因为前前后后折腾的哎，没兵了。但是呢，铁大帅后边又说，组织上和我本人呢，真的已经尽力了啊。这些兵力呢，也是牙缝里挤出来的啊，也是牙缝里挤出来的啊。但是呢，从莫斯科到斯摩林斯克沿线有大量被打散及逃跑的苏军官兵。” 只要你能逮着，都归你节制啊！而且呢，这个我都帮你把名字想好了，这是一支生力军，叫罗科索夫斯基集群。罗司令心想：行吧，啊，也只能如此了，死马当活马医，怎么也比当年上刑场强啊啊！然后这个罗科索夫斯基问了一句：“说老领导，你看我来的很仓促，就带了俩警卫一副官，之前部队的参谋班子我也没动，你给我派几个参谋，你瞅行吗？”啊。 铁木心哥摸着脑袋，皱着眉，啊，这个嘛，这个嘛，这个嘛，恐怕你得自己想办法了。得了，拜拜了，您呢，是吧？就这样，罗科索夫斯基带着复杂的心情上路，星夜兼程，风尘仆仆，去往这个亚尔采沃司令部。按道理讲，一个坦克师加一个步兵师，撑个家底儿也还可以。坦克师怎么着得三四百辆坦克呀？啊！ 一个满编步兵师，怎么也得一万多人、两万来人吧，有总比没有强。但是罗科索夫斯基，too young，too simple 啊，这个 sometimes naive。这两支部队可是刚在叶利尼亚被蹂躏过之后撤下来的，坦克八十辆，基本上都是轻型坦克。至于那个三十八步兵师啊，大概只有大几百号人能调动，因为很多士兵连枪都扔了。 堂堂一个集团军司令指挥的兵啊，也就八路军一个县大队的人气。你自己可怜兮兮的，敌人可不同情你。就在罗科索夫斯基刚刚到前线两天后，霍特的装甲集群已经渡过了沃皮河，抵达了他在亚尔采沃防区前沿，或者说碾压到了他跟前儿。单说这个霍特。 老小子跟古德里安一样，是个不安分的老头儿。就正常来讲，这个霍特最明智的方法应该是先吃掉基本上已经苟延残喘的卢金部队，摆平后方再上路。但是呢，他也是那种包饺子的想法，认为画的圈儿越大，战果越多，忽略了自己这消化不良的肠胃。他之前还抱怨人家古德里安冒进去叶利尼亚开辟新战场。 其实他也自己啊五十步笑百步，自己往莫斯科去了。面对霍特老爹来势汹汹，罗科索夫斯基不敢怠慢，敛吧敛吧，自己的惨惨的八十辆小坦克准备迎战。要知道，这可是跟古德里安旗鼓相当的德军精锐。为霍特打前锋的是号称魔鬼之师的德国第七装甲师，他的前任师长。 大家应该很熟悉埃尔温隆美尔。这个时候，龙师长另谋高就，但这支有魔鬼基因的部队，从来是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从配置上讲，咱这第七装甲师啊，是德军装甲师当中的顶配。通常情况下呢，德军一个装甲师装备二百辆坦克，而第七装甲师竟然拥有二百八十四辆坦克。 关键，这还只是第七装甲师跟着霍特来的，还有整个第二十摩步师和第二十装甲师的大部。按照霍特的想法，碾压过去就得了，典型的一边倒战斗根本不是事儿，是这样吗？好像还真不是啊。接下来看罗司令是咋样化腐朽为神奇，把霍特老爹从梦想打回冰冷现实的吧。首先。 在防御上，罗科索夫斯基成功的移植了在南线屡试不爽的小经验——反坦克口袋阵、步炮协同加纵深梯次防御的战术。德国人一点脾气都没有，接着把自个儿的小坦克用上了，像特二六啊、波特七这样的坦克虽然不咋地，但是得分怎么用。常言道：“一寸小，一寸巧。”啊，这个。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现在就是展现他们小巧灵活特点的时候了。先招你一下，然后掉头撒丫子就跑，把德军坦克引进苏军包围圈。一阵敲敲打打之后，罗司令祭出他的杀手锏——可握一型坦克。虽然数量不多，就七辆，但是对德军造成的心理阴影极大，极大，极大。重要的事儿说三遍：德军坦克的三七炮。 和三十七毫米反坦克炮，无论从哪个角度射击，除了看到火光加弹痕，基本上无法撼动。甚至有德军士兵形容说：“八百米开始射击，他没事儿；一百五十米朝他射击，没事儿；五十米朝他射击，还是没事儿。等着怪物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掉头追他，从他后边打他，竟然还他妈没事儿，是吧？” 不对呀！元首告诉我们，斯拉夫人是垃圾中的垃圾，低端人口中的低端人口，咋还能造出这种穿越式的坦克呢？按照这种节奏，罗科索夫斯基带着这路上收敛的残兵败将，顶着霍特的主力集群，整整打了一个礼拜。到了七月二十四号，罗科索夫斯基手中还握有四十辆坦克。最逗的是，七辆可握，一辆没少，糊里糊涂的又多了三辆，变成十辆。 仅仅在七月二十一号，德军第七装甲师还能作战的坦克就损失过半，带着百十辆坦克撤出了战斗。这还没完，七月二十八号，罗克索夫斯基集中了他所有部队对德军实施反突击，把德军赶过了沃皮河，在德军行将完成的包围圈内，为包括卢金所部在内的数十万苏军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在这儿。 就接上了上面说的七月三十一号卢金的撤退行动，而且最有意思的是，霍特老爹压根不知道这个缺口的存在，一直到第二航空队司令陆军元帅凯瑟琳亲自驾机飞过此处，才目睹苏军突围。现在，凯瑟琳元帅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实施空中打击，没辙，地面部队他一空军将领管不着，别说他。 就连伯克元帅也拿古德里安跟霍特这俩古惑仔没辙。从七月三十一号到八月三号，第二航空队出动了所有可以升空的飞机，用飞机大面积轰炸或者扫射去杀死杀伤苏军。卢金中将本人在渡口维持秩序的时候，被德机的炸弹击中，身受重伤，所幸被部队拼死相救，在亚尔采沃一个小村当中，洛克索夫斯基跟卢金。 哥俩终于见面了。面对已经满身是伤、极度虚弱的英雄将领，卢金握着罗科索夫斯基的手说：“我们没有被打败，我们就是被耗尽了。”啊，多年以后，麦克阿瑟也说过类似的一句话：“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尽管突围苏军失去了所有重武器，但是仍然有十多万苏军将士通过这条走廊与罗科索夫斯基集群胜利会师。德国人这边都逗了。 原先估计至少会有五十万苏军掉进包围圈，等着美滋滋慢慢消化呢。但是呢，到了这个打扫战场清点人数的时候，我靠，五十万剩三十万了，怎么回事？是吧？春节大酬宾是吧？直接六折了啊确实啊，这次突围呢很成功。除了跟卢金跑出来的十多万人，剩下的还有零零散散十万人，趁着夜黑风高突破德军封锁，逃回了本方战区。 这也是开战以来苏军大兵团第一次的成功突围。突围之后，卢金接受了被迅速整合的第十九集团军，配合罗科索夫斯基的第九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组成了拱卫莫斯科的第一道屏障。反观德军，从陆军总长哈尔德的日记里就看到了一缕缕挥之不去的无奈。一开始，他告诉希特勒：“老大。” 咱马上就成功了。苏军从战前的一百六十四个师的部队，现在还剩四十六个。半个月之后再给袁绍汇报，再给袁绍汇半个月之后，他再给袁绍汇报的时候说：“老大，咱马上就要成功了。现在苏军被削弱的只有九十三个师了，再努力努力就赢了。”希特勒说：“你丫当我数学是食堂大爷教的吗？老毛子这兵力越打越多，成倍增加，这还叫快成功了？” 这个时候，希特勒掰着手指头数自己还有多少可用之兵的时候，在他眼前从北到南数千公里的战线上，苏军光能查到建制的集团军就有二十七个，还不算已经源源不断从远东开过来的增援部队。现在想想，刚开始德军的计划是全歼苏联红军于国境线，苏联这破房子踹一脚就能塌的理想，真是够讽刺的。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